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李艾真是越来越年轻了，是吗？有啊， <laughs> 是本来就年轻， <laughs> 是应该说文道越来越年轻，是吧？他就从来没年轻过， <laughs> 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年轻这个字对我来讲已经很陌生。可是最近我们朋友圈，我有时候发现呢，呃，是不是有一种叫逆生长的现象？哦，有这么说法。有男有女，哎，我发现我有的朋友长回去，我怎么你越来越年轻啊？ 当然，他们庸俗的解释，有些人说他是不是跟微整形有关啊？但是那是另一回事啊。但是有些人是因为精神状态啊，好像越来看着这个就就回去了一样。嗯，化妆技巧、打扮都有关系。其实有时候是对比的，就因为有时候我们见朋友的这个感觉啊，你仔细再想想，是因为我们见朋友通常是一圈朋友见，哎，是这一圈朋友大家普遍老的比他快。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你觉得他年轻，就他没有跟整体水平那么上去。啊，就有些人是不老，对吧？他没老，其实是没老。 <laughs> 你看到他年轻了，实际是看不见自己老。但你就有些人确实是像杨钰莹这种，多少年过去，他还原来那样，确实是有一点点。那是他在。 对，他在不不，就是他在不变老一点，我们反正都已经老了。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成精， <laughs> 有一种东你你还不光杨钰莹，我跟你说，你看一个照片，最近他们就在网上，在微信上，这是谁？这是当年的一个香港的女演员，叫米雪。哦，我知道米雪，我知道，知道米雪。对对对对，我记得，对，她现在还是五百七十多，五百五十七岁的米雪啊，五十七岁的米雪，你说。 真这样，他长得合适吗？我就认为他 <laughs> 也不是什么话，真这样长得合适。你看，当然，这这这对夫妻他是也是说不老的传奇，是吧？不老的传奇，哎，就是你说这个这个这对吗？不，他。 照片呢，它会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它有 Photoshop，然后包括光的问题，她她脸上的一些皱纹的细细节的部分就会全部都看不清，所以她会显得只要她的那个身材很重要，女人她只要不臃肿，她就会显得很年轻。对，比较有精力，管精气，夸自个儿呢是吗？我现在还年轻，因为。 <laughs> 但米雪的确是，她就算不是照片啊，几年前因为我一个朋友跟她在一起。 那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就就五十来岁了嘛，也也三四年前，他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精气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你仍然觉得他是很年轻的那个感觉。所以，这心态这是什么感觉？就是说，人啊都有这个这个不老的这个梦想。当然。最近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咱们作为这个养生大师都应该学一学。文道现在有了个一个圣地，你知道吗？就是广西啊。 这个奥跟奥巴马就差一个字儿的一个地方，巴马，广西巴马这个地方，我有一次，我我怎么知道？我有一次主持节目的时候哈，台下拿出来一头小猪，拍卖，让我说这就是长寿之乡巴马的猪，嗯， <laughs> 就活猪就拍卖，说吃了就长命百岁，我所以我知道这个传奇。 现在这个广西巴马这个地方，因为说每十万人当中大概就有三十多个一百多岁的，就是反正统计就长寿之乡，长寿之乡，但是现在那里成了啊癌症之乡，几万个说还等多就是肿瘤患者啊，就到那儿啊。 死马当活马医，你到那个地方看，那真叫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有的人呐，你就到这儿，你就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你看看看，有一个人呐，正在爬，就像狗一样，就是戴着手套，四脚着地这么走路，上上山，你知道吗？就是。 呃，就有的人在干这个，有的人呢就去一个，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长寿的方法，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有有些人有有些人在干这个，每天你走走走走，旁边突然一个人噔噔噔噔噔就爬上去了。然后有的人是去百魔洞，百一个一个当地一个山洞叫百魔洞，到这个百魔洞呢，就是发出缓慢的长的声音，就嗯，能发多长发多长。一种气功的练法。 不是，这是为了说啊，说癌细胞啊怕痒， <laughs> 到百魔洞这个地方，你这么发声啊，说 <laughs> 癌细胞就跟痒啊充分的这个接触，现在这儿成了一个传奇的地方，而且呢有这个好了的例子啊，糖尿病的那个，哗家伙，胰岛素不用了，或者就是那个 <laughs> 不用了，可能也完蛋了是吧？这但是高血压说降下来了，嗯啊，个别癌症有好了的。 甚至很多人就是说啊，死马当活马医，我已经就不做化疗了，我不不管了，查我都不查。医生说我只能活三个月，可是哥们儿现在在巴马已经住了一年半了。所以我觉得这有相信的力量在里面，这个是有科学根据。我不知道我看那个书是不是正确，反正我的书上说，同样的就是比如说都给维生素两两呃，把把病人分成两部分。 一样同等差不多病情的病人啊，足够多的数量分成两部分，都只给维生素。一边呢，就告诉他这是维生素啊，帮助你补充一下你的一些呃营养。另外一边就告诉他听这是特效药。嗯。结果在一段时间之后，给特效药的那一边，其他都一样哈，其他的治疗什么都一样的情况下，给特效药的那一边明显的好转率要比这边要高很多。 这是一种相信的力量，所以你不要说巴马那一边到底他这个长寿的这个秘方是不是正确的啊，有没有对的？但只要你百分之一百相信他，我相信一定是有用的。而且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比如说你去找过王林吗？没没没有。 <laughs> 但是事实上，我我我是有，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一些意识上的一些东西，它能够让呃帮助效果更好。嗯嗯，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以前。 呃，历史上有太多这种所谓疗养圣地啊，呃，比如说欧洲就很多是温泉乡，那时候他们相信温泉能疗养嘛，那很多病人，很多有名的人，尼采啊什么一大堆都去一些瑞士疗养圣地疗养过。那到了那些地方，为什么病就好像会好点，命会长点呢？其实问题并不出在那个地方，问题出在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就很多病人啊，他去到这么一个地方，他不只是搬过去而已。 它是整个生活方法的改变。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假如一个人他原来每天喝酒抽烟，半夜熬到四五点，早上八九点起床，然后病了，病了就说不行了，赶紧到巴马延命去吧。一到巴马，他还会这样继续每天这么喝酒吃？他不会，不会了，他会改变生活。然后他说，哎呀，风景好，这空气听说很好，他出去跑步散步，早睡早起。 于是病好了，好，那问题来了，是巴马 <laughs> 这个地方对他有效果，还是因为他生活方法的改变？嗯，就是说，所以重点不在于你去哪疗养，而在你是不是疗养了。嗯，哎，嗯，最近我在朋友圈里头也看到一个文章哈，我我我也没有去确认过这个真实性，就是拿出来大家聊一聊。他有一个文章就讲说，有两个就哥们俩，说白了就是两个得的差不多的病，都是癌症的晚期，然后一个呢就决定留在医院里头。 治疗啊，传统的治疗方式。另外一个说，哎呀，我反正都这样了，我带着老婆出去环游世界，我给了多少钱，然后就是跟保险公司，然后跟旅游公司说好了，反正我这么多钱，玩这么长时间，玩到我死为止。结果玩到后面，估计那个在他还接着玩下去的话，那旅游公司跟保险公司就破产了，因为他一直活着，一直玩。然后他那个朋友已经死了之后两三年，他还在外面玩了呢。嗯，回来以后一检查，各方面全部控制好了。 嗯，所以对，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但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很让人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你你们俩我觉得都可以去了， <laughs> <laughs> 都可以去。所以你不相信是吗？不是，你们俩都达到了那儿的人的认识水平。 <laughs> 就是他们当他们学了这个四肢爬行或者等等喝水吸氧之后啊，他们有人呐就开悟了，开悟了，终于明白说在巴马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原来不在于这里的水，也不在于这里的氧。 而在于这里的人放下了欲望。对呀，我们去巴马 <laughs> 爬爬爬一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就这种在巴马的这种外外边，就是身患绝症的这个人，他们现在有一个称呼叫候鸟人。嗯。叫候候鸟人。嗯。你说的这种就说呃催眠效果呀，跟当地的一些传说有关系。 他们说这个巴马这个地方一说起来，有个最有名的传说啊，就是在一棵那个什么大大槐树下还是大樟树下啊，说有一个这个八十多岁的这个老婆婆在哭。后来那外边人问她说：“你为什么哭啊？”她说：“我妈打我啊。”说：“你妈打你，说打她妈。”说就人家就去找她妈，就说：“您看您都一百多岁了，你怎么还打女儿呢？”那老太太说：“喂我让她打猪草，她就是不去，我婆婆都骂我了。” 建 <laughs> 这这个地方就是 <laughs> 长寿， <laughs> 就是我我是今年恰好是几个月前我去桂林干活，嗯，才第一次听说巴马这地方，是吧？就当地人跟我劝我说得去那住一段，对身子好啊，怎么样？但是我在想，现在这么搞下来啊，它原来就是中国人均寿命最长的地方。 当几万个病人涌去之后，明年它就会变成全国人数最短的地方了，有可能 <laughs> 平均寿命 <laughs> 被拉下去，全给人拖低了，会不会呢？是。而且我觉得，去那搞这么多古灵精怪的这些治疗方法，比如说吸氧防癌啊这一类致癌，其实那种地方呢，我觉得通常我们历史上说某个地方的人长寿啊，你会发现并不只是那个地方，而是那个地带。 那整个地带的人不能否认，可能地方真的有影响，水、空气、食物都会有影响。但是更重要就是整个社会的生活的方法嘛，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是可以复制的，是不需要去那个地方的。对，所以他们就说最后悟到的就是，哦，原来发现巴马这个村里的这些人呢。 他们呢，就是生活非常简单，一年才吃一回肉， <laughs> 那他就是天天吃素， <laughs> 其实就是非常穷穷穷，就是穷是长寿的。 <laughs> 就是我我有一个医生的朋友，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说，因为他也也医术比较高明，也看可能很多外国人也会来找他看病，他就说中国人跟外国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就是看病的一个问问问。 问问题的方一个问题特别不一样。通常比如说得病了，说哦，你这个问题中国人会问什么问题？马上我问，那我该吃些什么？然后外国人的因为呢，那我该怎么运动？哦，这个这是个很大天壤之别。他说真的是第一个问题，中国人跟外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所以中国人更看重说，哎呦我吃些什么？我觉得吃是养生啊，怎么样？外国人可能因为他们吃的种类也比较少，所以他们不会想这个事儿，都会想说我应该怎么去。 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我们食疗比较看重嘛。对，这个现在的老人，哎，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不管说怎么着啊，说回到农民的生活方式，呃，就怎么怎么样，我们就长寿了。我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你不管说现代社会多么肮脏，嗯。 这个人类的平均寿命比古代一直在提高啊，是，对吧？现在活到九十多、一百多的寻常事啊，嗯，而且那是什么状态？你知道前一阵说起来，我都挺感动的，说说上上过中央台的一个，呃，东北的，他的妈妈一百零几岁的妈妈最近去世了，嗯，你知道他们这对很有名，他的儿子七十多岁了，嗯，他的儿子自己造了一个三轮车，嗯，叫什么夕阳号慢车。 活着自己一百岁的老娘，从北边到黑龙江，南边到了海南，东边到了青岛，就把整个中国呀绕一片，绕了一片。就是他娘临死前还在说：“哎呀，我这身体要好了，我们娘俩呀还要去西藏。”哎，你说这夕阳红是吗？嗯，对，真感人。其实就是让人开心是最长寿的。 你换到任何一个反正所谓长寿的地方，可能我想哈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就那里的人比较无欲不无求，比较开心。无欲无求为什么无欲？就是无欲无求，大家觉得很好，就是因为无欲无求的人开心呢。嗯。他每因为他没什么要求，他没什么欲望，他不用想，他说我为什么没得到那个？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他每天就乐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哎呀，我今天吃到这个了，哎，我觉得很高兴。我一年吃一次肉了，哎，我吃肉那天爆高兴。像我们天天都吃肉了，我们吃什么都不高兴。嗯，是。是吧？ 关于什么叫健康生活的各种的民间传说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路线，不也不奇怪，一种很常见的路线，一种模式，就叫反祖。什么叫反祖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太不行了，太不健康。我们怎么样才生活好呢？比如说，去巴马一年吃一顿肉，就回到过去，或者像你说的，我们哎呀，以前的时代多么无欲无求，应该回到那个状态。嗯，就我们总是相信过去。 人活的比现在健康，比现在好，比现在舒服。那么，但事实上，另一方面，就像你讲的，我们其实人均寿命是不断在变长，怎么可能以前会比我们好呢？嗯，那于是现在很多人又开始研究，有没有可能又有以前的好处，又没有现在的坏处呢？ 比方说，举个例子，最近有一种国际上的饮食潮流啊，呃，已经流行十年了，叫新石器时代饮食法， <laughs> 你听过吗？ <laughs> 就回复到人类在新石器时期吃东西的方式，是怎么个吃法呢？呃，有几个特点，就是呃新石器时代其实已经开始有农畜业了，它其实要比这个更久一点，就尽量的不要吃呃养出来的东西。 尽量吃什么呢？采集回来的或者打猎回来的东西，甚至有人主张应该多吃生食 （raw food movement），这叫做生食运动，就是尽量不煮东西，别生火。那森林里会多了很多牺牲者呀。对，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理由说，那个年代的人呢，啊，其实生活呢比现在还健康，多吃这些。而且的确啊，你从人类死亡原因来看啊，那个时代跟现在。 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就我们的祖先跟我们，我们的祖先很少得传染病死亡，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吃的问题，也当然有关系，而是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养猪、养牛、养鸡、养鸭。嗯，我们大部分的人类的流行疾病，历史上所有的疫症，都是跟家畜的接触有关的，家禽的接触有关。嗯，那人类自从懂得养鸡、养鸭、养牛、养羊，开始养东西之后。 我们获得传染病的机会、大规模疫病的机会就增高了。那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死的呢？假如不是传染病，不是这种病死的话，大部分是受伤死的，因为没有消炎、没有阿司匹林、没有这些。那时候是大部分受伤而死，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再养东西？ 就打猎，然后呢？但是我们今天又能够治伤了，挫伤啊什么，那我们就能够很长命了。但是可能不见得是， <laughs> 我觉得可能不见得是，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生吃那些野外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是养殖的哈，野外的，它有很多病菌。哦，它其实是吃这个不吃生肉，是吃生果、哦，生菜。但但是包括说不是，比如说是外面打猎野野食的东西，你记得以前禽流感怎么来的吗？ 啊，果子狸对，果子狸啊。可是这这种，你真的说人直接接触野外的动物，获得传染病的机会是相对低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病它的基因转化要从一个野外的禽鸟到我们身上，中间是有距离的。所以大部分都是野外的禽鸟接触了家里头农场养的、鸡养的鸭，它们有一个交换，才能够传染到我们。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的基因跟这个鸡亚基因之间有一部分是能够互换啊，就是它是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你完全隔我们很远的那些生物，它身上有些东西不一定那么容易会让我们我一我一直都觉得传染病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人太多太拥挤，那所以才会有。新石器时代不有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人少。但是呃呃，是这种流行病它可怕的地方，是因为人对它完全没抵抗力。 一种来自动物的东西嘛，这是个大规模，一俩就是很多，你们俩都可以去了，爬 <laughs> 吧，爬吧，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说现在你说活这么多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你活这么多，你还得有，你图的是质量，对对对吧？你要一个老年，但你的老年是个什么状态？ 有的时候，你就是能活这么多，我跟你说，你也生不如死。你知道这几天判了一个四年的，你看到了吗？哎，这很凄凉啊！本来他就是有癌症，靠他老伴儿照顾他，就是这个老婆婆照顾他。后来这个这个老不是，他有一个有一些病吧。后来老婆婆得了癌症，老婆婆得了癌症太痛苦了，太痛苦了，而且这老婆婆有自尊心。 你这很多老人啊，有自尊心，说有个女儿就好了，因为什么呢？在床上都屁股生了疮疮都溃烂，儿子老公要给他洗啊，他都不让。那么你说这样要强的一个一个一个老年女士，她就是到到某种情况下她活不下去了，她没尊严觉得活不下去，于是乎就跟自己的这个老头说呀：“说我要水葬，你把我弄到江里去。” 就把这个被子四个角啊，给它裹起来，还说给我个新床单。我到那边去啊，我还需要床单。最后裹起来，他老头啊就把他扔到江里了。扔到江里一时没沉下去啊，就眼瞅着顺流而下。这个渔民就报警，然后警察来了，捞起来的时候，老婆婆就已经淹死了。然后最后法院判呢，那全街道的邻居啊，包括儿子都痛哭流涕的跟说情啊，说说是那儿子也很忏悔，说我们不孝。 让这个老父母啊，就落得这么样个下场，这个这个这个下下场。对，但是你故意也是故意杀人罪啊，判刑，但是说监外执行嘛。对，去年奥地利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电影嘛，叫麦克汉尼卡拍那个《爱》。对，我那电影好。对，拍的很好，也是类似有这种环境出来。但是我在想啊，就算我们现在讲一个老人的生活质量，就说一个人我们图长寿，然后长寿了之后要干嘛呢？ 这不缺手不缺脚，行动自如，身体没病，这也当然很好。但是还有更根本的问题，我觉得是大部分图长寿的人都忘记的事儿，就是我们佛教讲人生如火宅啊。嗯。假如你一个人，呃，一辈子充满了怨恨，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嫉妒，让自己的心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被咬着一样，然后很多东西放不下，呃，或者太多的欲望煎熬自己。 那这样的人，你让他活到一百岁还很健康， <laughs> 他也很受罪。所以李爱，你这样的人没有必要这样。 <laughs> 我一看我这样的这个相柔心生，一看我这样的就知道我不会是那样的人嘛。对，我觉得你秉性就是比较通畅、乐观的，人 <laughs> 是吧？是。这说到这个，我我就会想起，就是我姥姥那时候。 重病的时候，我医医院就是问嘛，因为我姥姥又一次、再一次的这个呃脑溢血的时候，医院就问我妈妈说要不要救，因为我姥姥到最后的时候，生活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差了，就她只能躺在床上靠靠机器。对，然后我就。 我我印象特别深，我妈坐在那个医院的那个就是医生的办公室，因为医生跟她商量这个事儿。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很坚强的一个女人，在在办公室里头痛哭，就是那种会哭出声来的哭。她觉得人生太无助了，因为从她心里头当然不希望失去自己的母亲，但是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说，她特别能理解我姥姥那种状态。就我姥姥的事情结束之后，她来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她也跟我说，如果我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的话，不要救我。 嗯，哎呦，我妈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我当时我现在包括现在，我就觉得我一下子全部就是鸡皮就都能起。来你说这是个很难受的一件一一一件事情。现在还有那种情况是啊，你脑溢血，脑就完了以后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对。你连判断自己生活质量好不好，说自己了结自己，你连这个理智智智智力都没有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走了什么都反应都没有那是最最幸福的事情对诶说八马之乡的一百多岁